第五十四集，尤虫跟在他身后进来。你找什么？林和熙心不在焉的答。停电太黑了，我拿手机照。尤虫骤然出声打断他，话语里裹着不易察觉的造诣：“不用找了。摸索的动作顿住，林和熙从沙发前站直身体。我已经找到了。 说完，就要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。牛虫速度极快的迈步上前，蹙眉去拿他手里的手机。林和熙下意识地往后避了避，后脚跟撞在沙发底座上，受惯性驱使，坐倒在沙发里。他仍握着手机没有松手，拉扯间，竟也将同样握住手机不放的油虫带入沙发里。后者猝不及防。 只能松开手机，去撑林和熙身侧的沙发，以此来稳住自己的身体。然而视线内过于黑暗，油虫的掌心从沙发边缘落空，身体瞬时失去平衡，将林和熙压倒在沙发里。两人皆是轻轻一掷，却始终没有任何动作。良久的沉默过后，林和熙率先开口问：“你拿我的手机干嘛？” 牛虫微恼的声音很快从上方响起。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开灯。林和熙愣住。为什么不开灯？对方的嗓音极为明显的沉了沉。林和熙，你自己不穿衣服，还要反过来问我为什么？回味过来对方话里意思，林和熙低低的笑起来，被他笑得愈发恼怒。 尤崇不耐的伸手按住他抖动的肩膀，“你笑什么？”像是控制不住吧，林和熙的笑声渐渐大了起来，零碎的词句断断续续从口中吐出。 <laughs> “你以为我什么都没穿？” <laughs> 终于有些忍无可忍，尤崇转而抬手去捂他的嘴巴。 已经来不及闭上嘴巴，林和熙轻张的嘴唇贴上对方温热的手掌，阴差阳错的在油虫掌心内印下了一个吻。手心内湿润柔软的触感留在脑中迟迟不散。再度沉寂下来的黑暗中，心底仿佛有什么蛰伏已久的东西，借着浓浓黑夜的遮掩，如野草般肆无忌惮的疯长起来。 尤虫松开捂在林荷西嘴巴上的那只手，指腹从他的嘴唇上不轻不重的揉擦而过，然后沿着他的唇角滑落，按住了他的下巴。林荷西从黑暗中抬起眼眸，目光清明的望向对方，单手抵在他脸侧，眼眸紧紧盯住他的嘴唇。尤虫缓缓垂下头来，察觉到对方越来越近的呼吸，林荷西睁着眼睛没有动。 却又像是担心惊动什么般，下意识的呼吸轻屏。湿热的唇息附落在他的嘴唇上，油虫按在他下巴上的力道蓦地加重，嘴唇慢慢附了上去。耳畔陡然传来重物落地的清晰声响，隔着半指距离，两人动作猛地顿住，而后如梦初醒。油虫从他身上起来，语气听上去还算平静：“什么东西掉了？” 同样像是无事发生般，林和熙侧过身体，伸长手臂去地上捞。我的手机。捡回手机以后，他撑着沙发站起来，去浴室里给尤虫拿洗手液。回想起林和熙说过的话，尤虫停在浴室外问他：“你还没洗澡？”林和熙的口吻略显无奈：“唉，我这里装的是电热水器，停电以后不能洗了。” 尤虫道：“你可以去我那里洗。”林和熙想了想，点头答应下来。找到洗手液以后，他回到卧室里，穿上衣服和裤子，摸黑打开衣柜，翻出睡衣和睡裤，然后跟在尤虫身后去了楼上。对方家里有应急灯，室内亮如白昼，丝毫不受停电的影响。阿拉斯加乖巧地趴坐在沙发上，等主人回来。 照常先去揉了两把阿拉斯加毛茸茸的狗头，林和西才抱起睡衣和毛巾去浴室里洗澡。浴室里也挂着一盏小灯，林和西打开淋浴冲湿身体，转头去置物架上找对方的沐浴露用。下一秒，余光不经意间扫过洗手台，他伸向沐浴露的那只手顿在半空里。林和西从置物架旁走向洗手台前。 拿起台上容量满瓶的洗手液，垂眸看了两眼，面上有轻微的争了。片刻之后，他回过神来，又神色如常的放下洗手液，佯装没有看见那般，回到还在出水的花洒下，挤出沐浴露涂抹全身。洗完澡开始穿衣服，林和熙才发现睡裤被落在门外客厅的沙发里，借着墙上的灯光。 他弯腰穿好内裤，然后抓过架子上的睡衣套上，睡衣的衣摆从他的胸膛上方抖开落下，霎时没过他的大腿根部，将内裤遮得严严实实。林和熙直觉有些不对劲，抬手擦干净洗手台镜子上的水雾，抬头看向镜子中的自己，镜子里的衣服不是样式熟悉的睡衣，而是一件稍大的 T 恤。 T 恤上的图案陌生又熟悉，陌生是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衣服，熟悉则是因为这件衣服他曾经也穿过一次。林和熙终于记起来，这是他们去看赛车那个周末，游虫在酒店里借给他穿的衣服。分明是被他随手塞在衣柜的角落里，此时又莫名被他翻了出来。低头扯了扯身上的衣服，林和熙拉开门，朝客厅里走去。 没走两步，冷不丁的想起浴室里那瓶洗手液，他又不动声色的转过脚步，走向厨房里。同样光线明亮的厨房里，洗洁精就摆在理流台上最显眼的位置。停在理流台前，林和熙拿起那瓶洗洁精摇了摇，手中的重量并不轻，摇动的过程中也能听见液体轻晃的声响。林和熙放下洗洁精，转身朝外走。 油虫下楼来找他，果真不是要找他借东西。要说对方是停电怕黑，这样的理由也实在站不住脚跟。那么唯一剩下的原因，也只有可能是，对方或许是在担心他会怕黑。林和熙无声地翘了翘唇角，从厨房里出来时，他迎面撞上走来的油虫。来电了，油虫关掉厨房里的充电式小灯。 打开墙上的顶灯开关，继而将视线落在他的衣服上，认出他穿的是自己的衣服，尤崇扬起眉来：“你没把衣服扔掉？”林和熙笑眯眯的答：“没有。”两次来我家洗澡，最后穿的都是我的衣服。尤崇双手抱臂，若有所思的打量他片刻，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。 你很喜欢穿我的衣服。显然，面前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问的话有多么暧昧。吸取前几次被对方反过来压制的教训，不再顺着对方的话往下说。林和熙摇头解释：“衣柜里太黑，我拿错了衣服。”尤虫面上的笑意不减反增。“你还把我的衣服收在你的衣柜里？”林和熙骤然顿住，轻轻眯起眼眸望向他。 两秒以后，他煞有其事的点头。是啊，我太喜欢了。不仅如此，每晚睡觉都要抱着睡，看小电影的时候也要抱着看。既然如此，由从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眸看向他，你是不是也该礼尚往来一下？眼底浮起轻微的谨慎，林和熙缓缓开口问：“你想怎么礼尚往来？” 礼尚往来就是。舒然朝前迈出一步，尤崇垂眸贴近他耳旁，嗓音低沉而好听。你也要给我一件你的衣服，而我，也应该拿着你的衣服。对方语气轻顿，咬着字音，刻意放缓语速。去做那些，你对我。 依附做过的事情才行。林和熙微微出神了一秒，尤虫骗起人来与他完全不一样。他是劣迹斑斑，早已毫无信用可言，话里的真情与玩笑对半开；而尤虫恰恰与他相反，严肃正经而较真，没有任何欺骗他的前科势力，开起玩笑来亦是真情真意，甚至堪称深情缱绻。 轻易就能够以假乱真，引人沉溺。